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，沈大师沈陣營高辉小兵。哦，钱钱钱打到嚟啦，小兵，高辉。系，我系高辉。高辉吓，呢个矮咗嘅高辉矮咗，矮咗两个头高冇计啊，即系我我由上个礼拜做完 show 到而家咧，我日。